第四十一集，林和熙顿时老实下来，背着他的油虫微不可见的松了口气，继而怔了怔，却是不明白自己松气的由来，并未去深想。他换上平常口吻：“你还觉得热吗？”林和熙语塞一秒，料想药效不会这样轻易过去，只能趴在他背上含糊答：“热。” 尤虫的嗓音不咸不淡。我怎么看见，你的脸已经不红了？自然不会告诉对方脸上的热度是被他故意捂出来的。沉默小半片刻，林和熙长长叹气道：“脸已经不热了，身上还有点发热。”是吗？尤虫低沉淡然的声线从耳边传来：“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” 林和熙不明所以。什么？通常情况下来说，这种药的药效都是前缓后急。尤虫脚步抖转，带他离开街边的路灯下，迈腿走向漆黑的无人长巷。我们还是在巷子里解决完再走吧。林和熙骤然愣住。要怎么解决？尤虫将他在巷口昏暗的光线里放下，无声无息的扬眉。 还能怎么解决？当然是我用手帮你。今晚如果不是你帮我，现在被下药的人就是我。他目光危险的眯起眼眸，所以你不舒服，我必须要帮你。说完，竟真的就将他推到墙边堵住，伸手朝他身前摸过去。来不及做出其他反应，林和熙本能的夹紧双腿，靠墙蹲了下去，伸手的动作顿住，油虫从他面前退开。 浅白色的月光从头顶流淌而下，林和熙看见尤虫站在月光里，唇角似笑非笑般轻轻勾起。很快反应过来，林和熙神情悻悻的扶着墙面起身。尤虫还在盯着他看，见状哼笑道：“哼，真当我不知道，宁南那场闹剧是冲你来的，也就朱雀那个傻子才看不出来。” 林和熙登时语塞，然而对方看上去也不像是要生气的模样，取笑过他以后，主动开口将这件事翻篇。既然没事，那就走吧。林和熙这才回过神来，迈开双腿跟上去。隔天回学校里上课，林和熙收到方清明的短信，说是上次喝醉的事没来得及感谢他，要请他吃饭。林和熙答应下来。 方清明又问他想要吃什么，林和街随手打了“食堂”两个字发过去。大约是太过意外，方清明回信息的速度都慢了下来，好半天以后才发来短信向他二次确认。林和街也再次给出肯定的回答。两人约好中午在本部的食堂门口碰面。学校里有好几个食堂，本部的食堂口碑和评价排在首位。 价格同样也排在最高位。正逢中午的用餐高峰期，食堂门前本部的学生进进出出。容貌出色的方清宁独自站在门外等人，引来不少男生的回首打量。林和熙上前去叫他，唇角微挑道：“你和我约在这里，不怕被认识的人看见？”方清宁闻言抬眸，看着他摇头道：“我不怕。” 林和西又是一笑，率先推门进食堂。本部的食堂一共有三层，第一层是普通的学生食堂，第二层是自助餐，第三层是设有卡座的小厂。他们从楼梯口上了食堂三楼。与逐渐增加的价格恰好相反，从第一层往上走，学生的数量和用餐区的拥挤程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递减。 三楼的卡座甚至称得上是冷清和寂寥。两人在用餐区靠里的角落里坐下来，用手机扫贴在桌角的二维码点餐。点完单以后，方启明不好意思的解释：“本来上周就要约你的，但是作业太多，忙昏头了。”“没事。”林和熙并未太过在意，语气自然的转开话题：“忙什么作业啊？” 方清明认真而专注的和他说起作业的事来，林和熙听了片刻，倏然察觉到楼梯口有新的脚步声响起，他不由得侧了侧脸，落在耳中的声音凌乱且偶有重叠，听上去像是有好几人。那些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径直朝他们坐的方向而来，最后停在离他极近的地方。 两秒以后，背后的沙发传来轻微下陷的动静。他们在林和熙身后坐下，然后开始点菜。林和熙偏过头，悄悄听他们的交流内容，而后弯了弯唇角。老实乖巧的询问其他人有什么忌口的，是杨卷；没有忌口的，大概是赵度不吃香菜的是周轩；不吃芹菜的则是油虫。林和熙右手食指轻屈，指尖低垂。 漫不经心的敲击桌面。听到周轩的话时，他不敢苟同的蹙紧眉头；听到尤崇的话时，他又满意而赞许的点了点头。从四人发出声音的远近来判断，他甚至能够猜出来，尤崇与杨卷坐在自己背后，周轩和赵度坐在那两人的对面。方清明已经说完自己的话，疑惑的望向他问：“你在听什么呀？” 敲击桌面的动作骤然停下，林和熙竖起那根食指，轻轻抵上唇边，眼里流露出淡淡的笑意来。嘘！方清明立即乖乖地闭上嘴巴，身后四人的说话声传入耳朵里，也变得愈发清晰可闻起来。他们点完菜，话题又陡然转到宁南身上。 那天晚上盯着对方喝下那杯酒，然后放对方离开。事后回想起来，周轩仍是觉得心中不解气，又叫了几个人在学校外半路堵他，将他蒙头揍了一顿。说完，他又看向尤虫，话里夹带明晃晃的莫名。他和林和熙不是一伙的吗？还是说，周轩露出毫不掩饰的嘲笑神情。他们玩内部分裂。 尤虫还未开口，对面的赵杜先插嘴道：“国际学院好像有留言传出来说是……”他面露迟疑。周轩抬手搭在他肩头，催促道：“说什么？”赵杜道：“说是林荷西背地里已经巴结上你和尤虫所以才和宁南决裂。”周轩闻言，语调骤然转变为不可思议。 什么叫八戒上我和油虫？断定流言是林和熙本人故意放出的，他横眉冷笑：“岂不长面镜子照照自己，脸皮比柚子皮还厚？”油虫眉头微微凝结，扫了他一眼，对上他的视线，周轩心中渐渐生出古怪。怎么？难道说的不对吗？油虫没有说话。食堂里的阿姨端着餐盘过来了。 他分别给林和熙那桌和尤虫那桌上了菜，脑中回放周轩背地里骂自己的话。林和熙轻轻哼笑一声，小声叫住送完菜要走的食堂阿姨，附在对方耳边说了几句话，又拿出手机扫码下了第二份单。几分钟以后，食堂阿姨第二次过来给尤虫那桌上菜，摆完他们餐单上的所有小炒，食堂阿姨站在原地没有走。 你们谁是周轩呀？周轩面色奇怪的答：“我是啊。”食堂阿姨点了点头，又将餐盘上的三杯奶茶分别摆到其他三人的手边。杨卷困惑又茫然的抬头：“我没有点奶茶。”食堂阿姨道：“有人点给你们的。”杨卷的目光投向周轩手边那块空荡荡的桌面：“他没有吗？” 食堂阿姨道：“他也有。”对方端出最后遗留下来的那盘香菜牛肉，目标精准的送至周轩眼皮底下。周轩盯着那盘香菜牛肉，面容隐隐发青。担心周轩要发怒，杨卷眼疾手快的将香菜牛肉从对方眼前端走，紧张而生硬的转移话题：“你们昨天不是说要去海边玩吗？” 我看到网上有酒店住宿的团购价。尤虫问：“哪家酒店？”“就是你们提过的，离海边特别近的那家。”“可是……”他面容苦恼的皱起清秀的眉毛。团购价要六人入住，我们四个加上林童才五个人。杨卷的烦恼放在尤虫和周轩这里，完全算不上烦恼。事实上。 以他们的家世背景来说，断然是不会在意网上团购价里减免的那点费用，只是考虑到杨卷和赵度每月有限的生活费，他们才会配合杨卷到网上购买酒店的团购价。